第十单元热点追踪，第三十七课警察的故事。一、听力第一部分第一到五题，请选出与所听内容一致的一项。现在开始第一题。一、通讯诈骗就是之前常说的电信诈骗。 指犯罪分子利用电话、短信、QQ、微信、互联网等信息手段骗取他人财物的犯罪行为。由于近年来此类案件越来越多，犯罪手段更新升级，公安机关不断提醒民众要提高自己的防范意识。 二，新总统上任以来，政府一直致力于打击国内的毒品犯罪活动。在多数人看来，这短短几个月的时间里，警方的反毒品效率之高、成效之显著，远不是过去几年能比的。三。 日前，一伙犯罪分子在一所监狱越狱，造成至少二十八名在押人员逃脱。据当地警察说，由于监狱守卫力量薄弱，看守人员麻痹大意，以致犯罪分子趁机越狱。目前，政府已部署了大量警力进行追捕，军方也在协助解决这一事件。 四，《未来警察》是中国电影集团出品的一部科幻警匪片。影片讲述的是一个和保护能源有关的故事。生活在二零八零年的警察周志豪，为了执行政府的任务，保护能源专家马博士和自己的女儿一起穿越时空，回到二零二零年，与邪恶势力进行对抗。 五，女车主进入驾驶室，一名男子看到周边没人，迅速拉开后车门，掏出刀抵住女车主的脖子，用胶带将其绑住，继而进行抢劫。目前，涉嫌抢劫的谢某已被警方依法刑事拘留。民警提醒广大车主，尤其是女性车主。 将车子停放在地下停车场偏僻地方，准备上车时要注意一下周边有没有陌生的可疑人员，不要埋头看手机或者打电话。